第五十三集。顺着他的话，林和熙唇边的笑意加深。哪来的女朋友？我有没有女朋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尤崇不为所动。上次被拍到和他进宾馆的人是谁？从被偷拍到我遇见你的时间里，中间只隔了不到半小时。 再算上从宾馆走到酒吧街的时间，林和熙满脸费解。你觉得我有这么快？尤崇眉间轻扬，你快不快？我怎么知道？林和熙转头看向他，压低嗓音，故意道：“既然你不知道，那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”已经对他这些成天挂在嘴边的话完全免疫。 尤虫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亦放低声音，咬着重音，缓缓开口：“既然你要试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晚上好了。”沉默的人变成了林和熙自己。瞥见他脸上的神情，尤虫笑了一声，转身朝前走：“哼，要下雨了，回去吧。”数分钟前发生在那家店里的事。 回忆起夏成峰与方清宁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情，以及他曾经也对他约过夏成峰的事，隐约有印象。其实并不难猜出，林和熙那样做的原因，仅仅是为了替那个女孩子在夏成峰面前出口气。这么浅显易懂的事，尤虫心中同样想不明白，当时他为什么就没有看出来？林和熙从身后叫住他：“哎，先等等。” 尤冲停下脚步，转头瞥他一眼，又怎么了？后者似是有些不好意思，摸摸鼻尖道：“你能不能陪我回那家店里买点东西啊？我刚刚走的急，什么都没买。”返回他面前，尤冲言简意赅：“走吧。”看来当时同样心不在焉的人，也不仅仅只是他自己，脑中浮现这样的念头。 油虫微不可见地勾了勾唇角，结果买完画纸和颜料出来，走到半路时，油虫的话再度灵验。天空里果然下起了雨，好在雨势不如上次在海边那样大，画纸放在包装袋里，不用担心淋湿。两个大男生也不需要临时找屋檐避雨，但从大学城回住的小区也有一段距离，林和希的头发很快就被淋湿了。 出门时穿的是长袖的无帽卫衣，此刻碎发软趴趴的贴在额头上，额前传来微微的不适感，他忍不住伸手去拨弄，然后在发间摸到了满手的湿润水意。注意到他频繁的抬手，游虫偏过脸来看他。他的头发比林和熙要稍稍短一些，也不需要偶尔抬手去拨头发。游虫将外套脱了下来，林和熙已经擦掉额头上的水。 余光瞥见他的动作，不明所以地转过头去。下一秒，那件外套被对方丢过来，直接罩在了他的头顶上。衣服里干燥而温暖的气息附在他脸上，林和熙面色讶异的停步，将垂落在脸前的衣摆拨开，视野内瞬时恢复清晰。目光掠过油虫身上那件打底的长袖，他伸手去扯头顶的外套。 我不用拿东西挡雨，最近降温容易感冒，你把衣服拿回去穿好。尤虫又将他头顶的外套摁回去压好，诞生陈述：“这点雨还不至于让我感冒。”林和熙道：“我也不会感冒。”对方再次打断他的话：“我给你衣服，与你会不会感冒没有多大关系。”林和熙愣了片刻。 捏在衣角上的指尖下意识的从布料上轻轻摩挲而过，果然没有再将衣服从头顶拿下来。他想要问，那与什么有关？林和熙的嘴唇张了张，又悄无声息的闭紧，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能问出口来。回到租的房子里，林和熙叫了外卖，然后把画纸摊开在客厅里的桌子上。 对照手机里的照片，开始画草稿的构图。外卖送到以后，他匆匆吃完饭，又拿起画笔来。直到又过去两个小时，他才想起了要去洗澡。他去阳台上取毛巾和内裤，窗外传来阵阵闷雷声，密集的雨水打落在窗户玻璃上，发出急促而清晰的声响。取下毛巾和内裤，林和熙低头朝黑夜里看去。 窗外的雨非但没有要停的趋势，反而又比几个小时前大了不少。他从阳台离开，没去衣柜里拿睡衣和睡裤，就直接进了浴室里。房子只有自己住，林和西向来比较随意。出租屋的浴室并不大，林和西将手中东西放下，抬手脱下衣服和裤子，最后弯腰去脱内裤。抬腿时指尖没有勾稳，内裤从膝盖上方滑落。 掉在了浴室的地板上，林和西弯腰去捡，视野内却骤然一黑，整个世界瞬时安静下来，唯有窗外的雷雨声清晰可闻。林和西微微愣住，凭借记忆捡起内裤，抬头望向墙上同样已经熄灯的热水器。两秒之后，他反应过来，应该不是浴室里的灯坏掉，而是整个房子里都停电了。 抬手扯下毛巾围裹在腰间，林和熙摸黑打开门，去客厅的沙发里找手机。手机还没有找到，门外先响起了敲门声。整个小区里的住户，他也只认识尤虫这个时间点回来敲门的人，除了尤虫大概也不会有别人。只是认识对方这么久，尤虫从未下楼来找过他。林和熙又有些不确定，缓缓挪动脚步去开门。 楼道中也是漆黑一片，见他直接把门打开，尤崇站在黑暗里，扬眉问：“你都不问问敲门的人是谁，就直接过来开门？”林和熙弯起唇角：“我知道是你啊。”尤崇道：“如果不是我呢？”我又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，再说了，林和熙不以为意：“目的不纯的陌生男人。” 也只会去敲独居女性的门。尤虫语气微沉。入室抢劫的人最喜欢敲独居学生的门。他顿了顿，又意有所指的补充一句：“不分性别。”林和熙哭笑不得，从顺如流的做出让步。下次我一定记得先问再开门。尤虫果然没有再说什么。林和熙转开话题，来。 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尤崇立在门边，面上神色隐没在黑暗中看不清晰，声音里却能听出淡淡的不满。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？林和熙闻言，先唇笑起来：“能啊，当然能。只是……”他话锋斗转，语气无辜而诚恳：“我和你认识这么久，也不见你没事下楼来找我呀。”顿了片刻。 尤崇开口道：“来找你借点东西。”林和熙露出了然的神色。“啊，要借什么？”尤崇道：“借点洗洁精。”洗洁精？林和熙愣了愣。“洗洁精没有，洗手液倒是有。”尤崇点了点头，“洗手液也行。”对方语气随意至极，怎么听都不像是诚心要来借东西。 林和熙又是一愣，忍不住面露狐疑。尤崇出声催促了他一句。思忖两秒，林和熙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，转身去替对方拿洗手液。迈步时不知道绊到地面的什么东西，他踉跄不稳，膝盖撞到身侧的鞋架，整个人直直朝地上倒去。尤虫及时跨入门内，伸手托住他的腰，让他靠在自己怀里站稳。 却没来得及去扶摇晃的鞋架，鞋子接二连三的砸落在脚边。油虫像是没有听到，满腹心神皆落在自己掌心内光滑微凉的触感上。很快意识到了什么，他的嗓音微不可察的绷住：“你没穿衣服。”林和熙一回过神来，松开抓在他手臂上的那只手，悻悻解释道：“停电前正准备洗澡。” 油虫将他从自己怀里往外推了推，示意他朝里面走。凭借感觉，抬腿跨过地上的鞋子，林和熙缓步朝客厅里走，然后停在沙发前，弯下腰，伸出手，继续在沙发里摸索。